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七十一集。林青霄笑着跟在他身后，一起去灯摊看灯。洛寒挑了很久，最后拿了一盏月坛灯，一盏浮木灯。 林青霄看到，问：“你怎么拿了两盏？”洛寒说的理所应当。“还有一盏是你的呀。”林青霄本来想说他不需要许愿，然而话到嘴边，忽然停住了。他从来不信任任何外力，他能实现的愿望无需祈祷神佛，他不能实现的愿望求神佛也无济于事。可是，现在他有一个大胆而忤逆的妄想。 唯有洛寒能实现。林青霄最终伸手接过那盏月坛灯，河灯中要写自己的心愿。洛寒拿起笔，一脸郑重地在灯芯写：“世界和平。”听起来很假大空，但是苍天可见，这真的是他的心愿呐。洛寒写完后，将河灯重新折好。 他本以为林青霄不会配合这种幼稚的把戏，可是回头，他竟然还在认真的写着什么。洛晗十分意外。林青霄有愿望？我明明记得很久之前问他时，他轻描淡写的说他不需要许愿啊。以林青霄的执行力和自制力，他确实不需要寄托于任何外物。无论他想要什么，只要有了想法，他马上就会制定计划。 然后逐步实施。他有恒心，也有耐心。他的世界里只有计划，没有祈愿。然而现在，林青霄在灯下写字，灯摊上的光映照在他侧脸上，在他眼睫下投出长长的阴影。他写得很认真。洛寒突然好奇，他暗戳戳地凑过去。林青霄已经放下笔，重新折好荷灯。 里面的字迹也看不到了，洛寒暗暗啧了一声，哼，不让我看，那我直接问好了。哎，你写了什么？洛寒悄咪咪的问。作为交换，我可以把我的告诉你。林青霄无情的拒绝了他，心愿说出来就不灵了。洛寒无言以对，他抬头以一种微妙的眼神看着林青霄，难以想象。 这种话居然是你说出来的！一个机器思维、极端计划控、自律到变态的人，居然能说出心愿说出来就不灵了。林青霄有点尴尬，他率先走到银河说：“要起风了，先放灯吧。”洛寒一步一去跟过去，半蹲在河水边，将河灯推入银河。他的河灯在水面上晃了晃，好容易稳住。 缓慢汇入灯光的海洋中。洛寒看着两盏灯逐渐远去，叹道：“唉，人间星汉，天上星河。原来仙人和凡人许愿时，对着的是同一条河流。”林清霄也是第一次在银河上放河灯，这大概是他仅有的浪漫情怀。河边长风阵阵，林清霄看了一会儿，问：“你写了什么愿望？” 洛寒站起身，高贵冷艳的哼了一声：“哼，我告诉你，说出来就不灵了。”林青霄忍不住笑，他好笑的瞥了他一眼，说：“我的愿望都不受限制，说不说都不受影响。”洛寒似乎感受到什么，问：“为什么？”“因为我有你，才能实现。”洛寒瞪大眼睛看着他。 星光穿越水面，照在她身上，越发显得她清浊无双。洛寒眼眸动了动，避开视线说：“你的愿望你自己都实现不了，和我说有什么用？”何心忽然掉下去一颗星星，流星带着银色的尾巴朝人间追去。林青霄眼睛中倒映着水波和繁星，说：“当然有用，我这一生。” 唯愿无天，平安喜乐，安康顺遂。洛寒本想端着，他眼睛看着银河，脸上却渐渐露出笑来。林清霄也轻笑，举目望向滔滔水面， <sighs> 确实只有你能实现。其实他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好歹的妄想，可是他写在河灯上的确实是这个。其他愿望写上去，梦郎。 而且，与其写在纸上，寄托给不知道在何方的神灵，不如记在心里，由他来安排计划。他有足够的耐心，只要洛寒不排斥，无论时间、空间、地域都不是问题。他们放了灯，沿着银河漫无目的的散步，直到夜风渐渐生出寒意，两人才回头往客栈走，从河边回到街巷，马上进入另一重世界。 九人城的住民，连修到灵仙的都少，大部分人除了比凡人活得久，不必像凡人一样受病痛侵扰外，其余生活和凡人无差。此刻夜深了，城中许多地方热闹起来，街巷上有勾栏，夜市亮起，各式各样的小吃叫卖此起彼伏，而建在港口旁边的某处窄巷也开始营业了。洛寒本打算回客栈。 可是看到热闹的夜景，竟有些留恋。林青霄见洛寒眼睛不住往另一个方向看去，毫不留情的说：“不行，大明城为了跟踪任务目标而进花楼已经是他的底线，其余任何地方都不可以。”洛寒叹气：“我就知道不行。我也没想去，我就是好奇。我只知道妖界不忌讳这种事情。” 原来仙界可以呀？不可以。林清霄警惕地扫了洛寒一眼，严肃地说：“你从哪里听来这种消息？仙界从来都禁赌禁色，严禁烟花之地。这里是一重天，鱼龙混杂，政令难行，所以才有了漏网之鱼。不过以后不会有了。回去后我就上书天宫，让天上省严整九人城。” 洛寒良久无言，最后只能点头。 <laughs> 没错，你说的对。九人城治安不算好，入夜后危险系数也直线上升。洛寒长相显眼，他在街上行走的这一段时间，已经有好几波人朝他看来。林清霄暗暗释放威压，将那些不怀好意的打量扼杀在胎中。林清霄暗暗提醒：“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该回客栈了。” 林青霄早在进城前就定好了客栈，独门独户，安全安静。无论什么时候回去，只需用禁制开门，不必顾及任何人。洛寒其实没什么可逛，但是他就是不想回去。不要，我要晚归。他从来没有在凌晨后回家过。现在他无需担心安全问题，又有很多夜摊可看。洛寒一定要尝试一次。林青霄内心无奈。 听说幼崽长到某一个阶段，会突然特别逆反，表现在故意和长辈对着干，故意早出晚归。莫非就是洛寒这个阶段？这个阶段的幼崽情绪都敏感，林青霄也不敢强行劝，只能顺着他的毛驴。好，但现在已经很晚了，你现在回家，也算晚归。瞧瞧这一副标准家长口吻。 你有过叛逆的时候吗？洛寒怕他没法理解叛逆，特意解释：“嗯，就是你从童年过渡到少年那个阶段，大概是……嗯，一千五百年前。”洛寒说着就忍不住笑，林青霄无奈看他一眼说：“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无论干什么都特别烦躁，不想学习，不想听父母说话，喜欢欺负同学堂的小姑娘。” 你难道从来没有过吗？林青霄听着若有所思，原来这个阶段的小姑娘是这么想的：不想学习，不想听说教，还喜欢欺负同龄人，这都是些什么毛病？林青霄耐着性子循循劝导：“你如果烦躁，可以试试背清心咒。不想学习多半是听不懂，你如果有不懂的地方，立刻来找我。” 好了，还是我带着你看书吧，你自己一个人见效太差了。其他几样尚且无妨，但是欺负同龄人不太好。你如果实在手痒，不如试试练剑。洛寒许久都接不上话了，他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的说：“唉，我脑子进水了吗？为什么会问你这种问题？模板学生怎么可能会有叛逆期呢？”林青霄全部听到了。 他十分无奈，但是还要装作不查。他们两人并肩走在街道上，月光将影子拉得很长。方式里的喧闹声渐渐远去，街道上只有他们两人的说话声。我们明天要去哪？先在周边看看，不急着切入正题，熟悉环境最要紧。洛寒应了一声，问：“哦，那我们是不是能赶上玄女节？玄女节是什么节日啊？” 我从前都没有听说过。你如果喜欢，多留两天就是。林清霄回道：“玄女是从凡间带上来的信仰，可保佑平安，送元赐子。玄女节便是庆祝她的诞辰。供奉玄女的人并不多，只在一重天部分地域流传。你没听说过很正常。”林清霄说着，慢慢停下脚步，洛寒也止步，有些无语地看着前方。 这条街道背光又狭窄，夜深人静时很适合打劫。此刻，几个蒙面人堵在前方，拿着狼牙棒，刻意压着嗓子说：“交出储物袋，饶你们一命。”洛寒静默，转头看向林清霄。我看起来很弱吗？为什么会有人来打劫我？我到底哪里看起来像个弱者？”林清霄趁着这个时机规劝道。 因为你太晚还留在路上了，这说明晚归很危险，下次要尽早回家。打劫的混混见他们两人自行谈话，完全不把他们看在眼里的样子，大怒，喝道：“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，兄弟们，上啊！”他们抄着狼牙棒，凶神恶煞的朝林青霄和洛寒扑过来。洛寒从没见识过这种场面。 因为从他穿越仙界后，就再没见过狼牙棒这种纯武器了。中重天斗法，就算再穷的修士，随随便便也能甩出几个法器。这几个混混的打劫方式，更像凡间土匪拦路抢劫，而不是仙界杀人夺宝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